单人赛第三场，双方角色载入中，即将开打。其实，正如魏琛所说，眼下这场比赛理论上来说，对双方都已经可有可无，这一分影响不到最终结果。但是，职业比赛从来不是做算术这么简单，这一分确实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这场比赛的胜负却极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比赛的走势。单人赛连下两城的星欣，毫无疑问士气正旺；而玄奇呢，连续两场被极端的方式给击败，士气上遭受的打击着实不轻。这不是张一伟故作两下轻松就能完全化解的。这场比赛。 将决定接下来双方士气的走向，谁也不敢等闲视之。角色载入很快完毕，魏琛的迎风布阵无疑是这次挑战赛上最出风头的角色。虽然家世那边有一叶知秋，有生灵灭，有沐雨成风，但这些全明星级的角色，玩家早已经见惯了他们的强大。但是迎风布阵呢？ 这个冷不丁钻出来的角色，居然配有八件银装的。放眼职业圈，许多战队的替补或是轮换角色，可都没有这么华丽的配置呢。玄奇战队是职业圈的顶尖弱队了，别说轮换角色，就是主力角色能达到八件银装的，也一个都没有。此时和迎风布阵对上，倒衬得玄奇战队的角色像个草根了 转播解说此时就是开着这样的玩笑，介绍着两方选手。好，现在比赛开始。之前两场，星星战队都以让人意外的方式结束了比赛。这一场是不是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意外呢？魏琛这位选手，我想有点荣耀年龄较长的玩家恐怕都不会太陌生。他是蓝雨战队的首任队长，目前联盟第一术士角色索克萨尔其实就是由他创建。 并带入联盟的，看过他比赛的玩家想必都会他有一定的印象，因为他是一个呃呃很有性格的选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吧。小鬼，放马过来吧！比赛一开始，魏琛只是在公用频道里敲出了一条消息，而后就动也不动了。迎风布阵看起来丝毫没有要主动向前的意思。 就等着对方过来。玄奇的这位选手却不知道，只当这是普通的叫嚣，操纵着角色全速前进。结果路赶了一半，依然不见迎风不止，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正常情况，这个时候双方应该已经在地图正中相遇了呀，为什么不见对手角色？不好！ 这位玄奇选手所用的角色是个神枪手，此时机敏的一个转身，手举双枪，很是慎重的左右瞄准了一番。观众们都等着他赶紧冲到迎风布阵的刷新地，双方开打呢。哪知道刚走了一半，这位就自己秀了起来。先都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这家伙举动的意味后，现场突然笑成一片。 这个现场很好的说明了职业比赛的每一场并不只是积攒分数这么简单。这位选手很显然是受了上一场比赛场面的影响，此时走了一半，未见对手身影，顿时以为对方采用了和上一场毁人不倦一样的战术，连忙就开始警戒四周了。这不，在瞄了一圈身后左右没有发现后，这家伙进一步扩大搜索半径。 不朝前方赶路，开始原地转圈了。现场再度哄笑，但笑完了也觉得有些腻味。这家伙准备疑神疑鬼到什么时候去啊？现场的哄笑让玄奇战队的众人极为尴尬，可是他们又无法提醒到参赛选手，只能继续面红耳赤的看着这位神枪手在地图里乱转。 就是不往迎风布阵所在的地方去。哈哈，小子，你以为这样乱转就能找到老夫了吗？这时候，频道里突然跳出了魏琛的一句话，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这个家伙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知道对手的举动的，不过他一动没动的站在原地，过了这些时候，对方依旧没有露面。 那倒是不难猜出，对方是在乱兜圈，没有直接过来。结果这家伙顺势就装模作样起来了，这也太打蛇顺棍了吧！结果玄奇的选手看到这话，越发的不淡定，越发的开始乱找迎风布阵了。迎风布阵呢，现在总算是动了，但也不是走出去跟人对战。 而是走到了他刷新处的一块大石头背后，然后默默的蹲了下去。猥琐，真的是太猥琐了！这种做法规则上倒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但是职业选手都很顾惜自己的形象，每一场比赛打出来都有那么多的玩家观看，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做派实在没人好意思。 这已经不是猥琐流，而是真的很猥琐。就连转播解说在目睹了迎风布阵的这一举动后，也深感无力。为了做好这场解说，他事先会有一些备课，像是魏琛这些有来头的选手，当然要了解一下对方背景。不过时间仓促，有关魏琛，他也就来及找到了一些文字资料看一看。没下线。 不择手段，在资料中他看到的竟是这样的措辞，这实在不方便在电视解说中直接讲出，所以最后被他概括为极有个性。而现在他终于从比赛中亲眼见识到了被他概括为有个性的东西，此时他实在无法做出任何评论，于是整场比赛都在沉默中进行着。 魏琛的迎风布阵，动也不动的藏在石头后边，玄奇的神枪手继续疑神疑鬼的，以为对方就跟在他的左右。解说没词儿了，现场无语了。这到底是一场比赛，还是一出闹剧？看到公共频道里魏琛时不时的出言调戏，玄奇上下突然有点后悔了。或许一开始魏琛让他们直接弃权。 其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此场面，对方豪争以暇，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缩在角落中，而他们的选手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的，在场中努力着。初时的好笑、尴尬过去以后，玄奇的选手们渐渐都有一些同情，有一些难过。 他们甚至宁可输掉这场比赛，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队友在场上如此尴尬的努力。张一伟感受到了全队的这份心情，他转过身，朝玄奇战队的一位选手交代了几句：“弃权。”唐鑫听到教练的决定，到底还是诧异了一下。 虽然就在刚刚，他心里也产生过这一场还不如弃权的念头，但是终归只是想想罢了。而现在，教练居然要这付诸事实。唐兴是玄奇战队的队长，职业联盟目前还不认可教练这种身份，很多权力战队的队长拥有，而他们这个教练在原则上却是无法享有的。就比如现在。 如果要弃权，除了场上比赛的选手以外，在场外只有队长有权做出这个决定，所以只能队长去和裁判交涉。他张一伟打着教练身份去和裁判说这场我们玄奇弃权，那肯定不会被理会的。真的要这样做吗？唐鑫很犹豫。虽然队长有这个权利，可是这毕竟是个人赛。 场上的选手还没有放弃，他做出这种决定难免伤害到正在努力的选手。就这样吧，张一伟态度坚定。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因为这一分从来都不重要。张一伟想要的只不过是想利用这一场比赛让自家选手们赢回一些士气。 但是现在场上的选手正在被戏耍，对手却在以逸待劳，继续下去输面很大。如此结果对士气的打击只会更大。虽然在这种局面下能取胜的话，甚至也能让全队大为振奋，但是张义伟不想赌这个险，因为他已经察觉，放弃眼下这场比赛也能让全队选手感到解脱。 这场比赛实在看得人太憋屈，太郁闷了。好吧，玄奇战队教练是至高无上的，唐星只好尊重张一伟的决定，起步朝比赛台走去。比赛进行期间，任何人不得进入比赛场地。唐星靠近，立刻有裁判拦了过来。唐星随即表明了来意。 裁判怔了怔，随后向汤兴征求最终的确认。在得到汤兴的明确答复后，裁判回到了场上，直接去了玄奇选手的比赛席。汤兴没有回到位置，他要在这里接他们的选手下来。这个决定，他相信一定会对选手非常失落，自己得尽最大的努力安慰一下才行。随后。 裁判去了玄奇选手的比赛席，宣布了这件事。这场比赛在双方完全没有碰面的情况下，以玄奇选手退出比赛，最终宣判星星获胜。诶，游子躲在石头背后构思下一句拉句话的魏琛，突然就看到了对方离开比赛的系统提示，心下一阵纳闷职业比赛。 打到自觉局势已定，于是很有风度的直接认输退出战斗的情况也是有的。但眼下这一场，双方还没碰过面呢，就有一方直接认输了。魏琛从比赛席走出来，正看到玄奇的选手在离场，一脸纳闷的也走下场来，望着玄奇的众人道：“这时候才知道弃权，早干嘛去了？” 早不知道你居然这样不要脸啊！玄奇战队的选手心中齐吐槽，看着魏琛的目光流露出各种不友善。不过玄奇这一阵的退出，却如张艺伟所料，反倒让所有人轻松了不少。除了被弃权的那位选手，此时失落的坐在一角，呆呆的不知在想着什么。队长康星坐在他的身旁，正在努力安慰着。 而后，大家就一起听到魏琛回到兴欣的选手席中说的第一句话是：“嗨，怎么样，打得不错吧？”